Thank you. ในรอบหลังปฏิทาน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ห้าสิบสองปีพระองค์ทช้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พุทธคยามา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อยู่มาจากพุทธคยามาพาราณสี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มีหลายี้ในโลกวันนี้เมื่อสองพัน เกือบ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กว่าปีที่ผ่านมา ตอนสมัยพระพุทธ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อยู่ ตอนนี้ท่านคงกำลังเดินไปสอนธรรมอยู่มันต้องสองพันคือหลังจากพระพุทธท่านตัดสรู้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ตัดสรู้แล้วตาแกเดินไปสอนธรรมวันนี้นะช่วงช่วงวันนี้ กำเดินทางมา มาเดี๋ยวนี้จะมันจะถึงกรณสี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ในวันขึ้นสิบห้าเดือนแปดเนี่ยเป็นวันที่แสดง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มาประกาศต้องดูมีผู้รู้ตามได้ไหมเอาคำที่ผู้เจ้าตรัสที่จริงถ้าเอาเวลาจริงมันมันเกินจริงว่า คือปีแรกที่ตัดสรู้อ่ะ ทีแรกที่ตัดสรู้พอตัดสรู้เสร็จท่าน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ญจวัคคีย์รู้จไหมปัญจวัคคีย์คือห้าคนแรกที่ที่ที่ฝึกสอนนะนะท่านนี้คือหลวงพ่อกำลั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ว่าวันเนี้ย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มื่อ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กว่าปีก่อนเมื่อ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ญจวัคคีย์จากพุทธคยามาพาราสีสองร้อยเจ็ดสิบกิโล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สมองเจ็จถึงแล้ว 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นี่ยเร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แก้ปัญญาที่ปัญญาที่รู้ตามไงถ้าถ้าจะมองไปถึงโน้นมันนานมาแล้ว แต่ว่า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悟道以后，从 我从悟道的那个菩提树下走到无名丘，待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下去，他老大说七十多。公里。 ตัดไว้ดีแล้วผู้ปฏิบัติต้องศึกษา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ให้คนอื่นทำแทนไม่ได้ผู้ปฏิบัติต้องทำ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นื้อปฏิบัติการให้ผลได้มันหลงรู้เนี่ยเราดูที่เป็นเาื่จทำตามลองดูเนี่ยอย่างที่ไม่บอกเนี่ย佛陀就是自己先知道 这一片，然后佛陀才走了七十多公里，去告诉我们人，然后接下来又多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你自己要先知道，啊，什么才是真正的道，什么才是真理，你才能去告诉身边更多的人。阿佛。 เป็นสิ่งที่ควรประกาศเชิญมาดูเชิญมาดูมาดูสิมันรู้สึกตัวมาดูสิเป็นทิ่ไปมารู้สึกตัวดูสิมัน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กักายรู้สึกตัวดูสิเนี่ยที่สุดจากนี้มาทำดูมา อย่างนี้มีสติสติอยู่ตัวนี้กับสติอยู่กับผู้เจ้าสองสามตัวตี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อันเนี้ย人应该讲的 觉知到自己，觉知到自己的贪，觉知到自己的嗔，觉觉知到自己的痴，觉知到自己整天在迷，觉觉知到自己整天在执着。那个仓库，那个前面有两张仓库。 就连气得脸红脖子粗，我们也可以觉知；就连迷到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一样也可以觉知。我们觉知，保持觉性；觉知，保持觉性。 贪心来了，不跟着他贪；嗔心来了，不跟着他吃；执着来了，不跟着他执着。这就是功德的培养。从佛讲出，我这是我介绍你。从末路，不离我；离我，便从他那来。从菩提，不歇；从苦，不歇；从命，不歇。乃从菩提开始。 那多万多呢？身心是无常的，啊，你也是无常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身心，应该没有一个我在身体在提身心，这个你，啊，也是无常的，也同样没有一个我在你。那多呢？ เราก็เรียนรู้ตามขั้นสูตต่างๆย่อลงมาเป็นตัวประธานขันทั้งห้าเป็นตัวทุกขันทั้งห้าคือรูปเวทนาสัญญาสังขารวิญญาณไปยึดว่าตัวว่าตนสิ่งใดที่ไปยึดว่าตัวว่าตนทั้งทั้งที่มันเคยตัวที่ตนไม่มันเป็นทุกข์ 我们的五蕴，身体上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我们的。我们都知道，全国人都知道，色、受、想、行、识不应该有一个我在里面，可是还是把个我放在色、受、想、行、识。 然后跟着色受想意识，没有我，色受想意识去追逐，整日整夜的追逐。他偶尔在想，但是你观察，啊，路是艰难，路是让身体很艰难。我比丘曾经问国王说：“啊，这个，啊，我们这个身体。” 是有龙不变的吗？งานมาเยอันไหลอยู่เรื่อยเวลานี้ก็เปลี่ยนมาการเวลาก็กินไป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อย่างน้องตาก็เกือบสิบกว่าปีแล้วมันไหลมา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ไห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นั้นเปลี่ย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คนปัญญาก็ตอบว่าสิ่งไห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นั้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ข์สิ่งไหนเป็นทุก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 佛陀回他说：“是无常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网上说他自己现在几十多岁了，这个身体已经变成这样了，七十多年前并不是这样了。嗯嗯，那么这个无常的东西，我们应该从无常上面看到苦。 我们要在炉场上面看到苦，那么只有觉醒，才能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赌场，然后离苦，从赌场里面看到苦，然后离苦。แต่จัไปซีเรียความเรื่องนี้ คนมันจะรู้ตามไปจนพระองค์เทศเรื่อง รมจเกิดกรวัตสูตรทางที่ควรประกอบทางที่ไม่ควรเดินการเราได้ศึกษาอยู่ ต่อมาก็ถึ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คืออนัตตาลักษณะตคือความไม่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ตนเองทกขขออ然后很多人就那个苦和无我，其实刚才在无常里面就已经讲了苦。 结果我以为是无我，我都跟吴雨轩讲了，无常、无我。在佛门里，一本书、一个徒儿，他改的、他参的、他改的、他参的，他就是那个佛，佛、佛、佛、佛呀。空空。嗯，在古籍书上，六年没有一本书。 给大家，没有一本经书可以来看，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把经书，啊，学佛的声变成了我们的心。这样，专家要帮那个。 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พระเจ้าก็ถามอ่ะคนปัญญารู้แล้วหรือคนปัญญารู้แล้วหรือ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เนี่ยเลยเรียกว่าอัญญาติพระตาโกคนตญญาอัญญาติคือเรื่องรู้เรื่องหนอรู้เรื่องหนอ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มันก็รู้กั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 ดวงตาเห็นธรรมก่อนไปในโลกเตือนยาปัญญาเนี่ย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ที่ัว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ย่างนี้ไม่ใช่ตัวตนเลย那无比修跟基础的中，这个无常、苦、无我，真的是没有一个我在里面，真的没有一个我在里面。然后学习就说知道了，知道了，他们听见吗？因为 ศึกษา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เลยเป็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แท้ๆมีกายมีใจ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เป็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เที่ยงความไม่ใช่ตัวตัวต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อยู่เนี่ย现在我们学习的律法跟佛要给我们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身有心，我们也会啊发现有无常，我们也会苦。 我们也会政治上有个无边，然后我们也要去觉知，我们也要保持觉知，这是跟佛陀他们教我们求的一模一样的。 เป็นปฏิเสธอันตัวเองไม่ได้เวลามราโกรธแสดงว่าไม่ไม่ใช่ตัวที่ตนเราเลย ถ้าใครไปถือว่าโกรธ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ตนหรือว่าปฏิเสธความถูกต้องของมันทำอันนี้ไม่ต้องมาเชื่อใครเห็นลูกเองลูกเองเห็น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อง人อ有自己的心，每个人都遇到很苦，那么自己去看，自己看到了自己的苦。 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执着，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嗔心，那么你自己就知道说，你应该离苦，你应该远离嗔心，你应该远离执着，这不用别人告诉你。你做的那个我们也看不到你是真欢喜了，还是念头来了，还是做的挺苦的，别人都不知道。你只有自己靠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不相信任何人讲的话，你就实实在在的做，实实在在的修，实实在在的自己。你自己通过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修，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有面就是有的，就是跟广告的。 我们手拿起来，对觉知有决心，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能否觉知？那么，这手拿起来来的这个念头是贪、吃，嗯执着的心，别人不知道，谁也看不出来，你做的那儿这 谁也看不到你为什正在执着某一件事情，谁也看不出来，坐在你旁边人都看不出来。那么你只有自己你自己，你也只有你自己觉知到你在执着一件事情，你的身心起来了啊，那么通过觉知，然后马上不要跟随，马上不要跟他在一起，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那你。 มัน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มันหลงรู้เนี่ยมันทุกรู้ มันสดรู้ มันสงบก็รู้ มันตุ่งข้ามก็รู้ อะไรก็รู้ก็้าไปมันเหนือมันเหนือกว่าทุกอย่างตัวธรรมะมันเหนือกว่าทุกอย่าง决心是超越一切的啊！有了决心，贪嗔来的知道，嗔心来的知道，啊，灰尘知道。 腰酸背痛，知道；决定都知道，啊，知道以后跟他在一起，啊，真心来了，知道；意都心来了，知道；执着心来了，知道。来了不跟他在一起，就得觉醒，最好。这种觉醒是超越一切的。你看，咱们家，那多，再放点菜。 มีความติดอะไรมาเกิดเพื่อนเลยมาจาก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ซึ่งพระสุทัศน์อาจจะคิดถึงป็นพาคิดถึงลาหนคิดถึงสอนสนองกำลังนายเราคิดไปกลับมาสมานี้เราเพื่อน่ายขี่เกียดก็เห็นมันอยากเป็นคนที่เกียดเห็น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นี้ ชั่วผ่านไปมีความที่เกียด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มีความเสีย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มีความหงอก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มีความพุ่งสร้าง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เกิดผ่านไป一样的一样的波多呃其他都子整还没有成道前做个心理抽象一样会想念他的妻子一样会想念他的儿子 一样会想念家里的事情，啊，一样会有珍心起来，一样会有执着一些事情，一样会有战乱的心，一样会有无聊无意义的状况出现，啊，一样也会腰酸背痛，跟我们一样，啊，那么就是知道了，不理他，不跟随他，又知道了。 我跟他在一起，又觉知道了，然后不跟他跑。อย่างคำถาม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นักปฏิบัติมัน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ใช่มันก็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ตัวใครตัวมันอยู่บางทีมันคิดแต่หัวร้อนบางทีมันคิดเกลียวบางทีมันโศกมันทุกข์มันรู้มันไม่รู้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นักปฏิบัติ 每一位的这者学员出现的一些情况，就像昨天我们讲那中问，问到有人会笑，有人会哭，有人腰酸，有人胸闷，有人头痛，这都是因为你的认真修行出现的一些正常的状况。通过你继续觉知当下。 过不去，自然的轻松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过几天都会消失的。老公，你打坐，你让那个身体脏，放下垃圾堆，坐下来，阿弥陀佛，念佛，再念念念，把慢心灭掉念完，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弥陀佛，再念，再念，再念，阿 当然，讲讲干嘛啥？关于他的技巧，他的关键就是在这啊，来了，想念家里的人；来了，啊啊，懈懈怠、乱乱，来了，昏沉、腰痛，哎，马上知道，知道了我跟谁，啊？觉知道我跟他跑掉。 有些听习了，我们要加进去，加进去。嗯，这个讲完了，那讲完了。禅修。มันมันเกิดจากนี่กรรมมันจะแน่ไปเองบางที่เกิดคำถามบางที่ไม่ต้องถามก็ได้ว่าจะทำกรรมไปในใจเฉลยที่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จะตัวเฉลย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ยปัญหาของใจได้ทั้งหมดเลย 觉知和觉性可以回答你所有的答案。其实，啊，我们不用想开也可以，不用提问题也可以。如果你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去觉知，提高你的觉性，让你的觉性强大，那么所有的问题，自然而然都会解决。但是不是不想，你想。 的路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修观，如实的看到方向在每一个实相，啊，如实的看到啊，事实是什么，而不是啊在修持在做什么而不是去执着那一种。 平静和平静，待在那个亲密的状态里，泡沫多而不是那样，那个是不迷糊的。เคยไปสอนทำที่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คโปร์สอนแบบนี้นะสขง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มาสอนเนี่ยทำมันยาก 我去，我有去过新加坡去教过众生，到那边那边的居士说，哎呀这个方法呀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太累了。 要受背痛，一点都不舒服。那我们以前说的呢？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坐着，好舒服啊，好清净。这个太累了，太难了，我们学不了。เราสอนนี้สอนให้เขียนรู้เรื่องภาวนานะไม่ใช่ที่เกียร์ให้เขียนรู้ว่าเรื่องภาวนาใหม่ 并不走。做错。老三就回答说：“我要给大家，是一个勤快的人，一个勤快的人，一个想要辛勤耕耘的人才能学。一个懒惰的人，真的是学不了。一个不想离苦的人，也学不了。” 一个只想在清净里过一辈子的人，在呃某一种清净的境界里过一辈子的人，是学不了。我教给大家的是觉知和觉醒，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各位想说，身有身有病，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นั่งสมาธิมันก็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มีอะไรแต่ว่าเวลาคนหลงจนสมาธิแล้ว จิตใจก็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กำบายก็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ไหมจะ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หม 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หม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หมก็มีมันมีอยู่นั่นเลยว่า เป็นกีฬาพักยากสองก็ออก ของกีฬาออก ถ้าเกิดขึ้นได้ มันไม่ใช่วิปัสนาวิปัสนาหมดไปเลยทำลาย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ลงได้ 哦，好像有的个人，也就是说，嗯，你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修身的她就禅定。嗯，那么等你从禅定里出来的时候，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你还会生气吗？那个人笑一笑，好像会，好像说不是好像会，是一定会，因为你的贪嗔痴。 并没有离开你，你只是拿着一块大石头压在了草上，把草给压弯了。草还在吗？还在。嗯，它风中残烛，风用残烛，它真是全都没有。如实的关照你的他如实的接视你的尘，如实的看见你的尘。当你如实的看到它，不跟它在一起的时候。 生气，生气，生气，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先关掉了吧。